กน้อมน้อมพระเัตนตรใจขอโกาสหลวงพ่อเองแล้วก็จะเดินในธรรมทุกท่านเช้านวั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ใจ บยบิน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ไปที่เรียนแล้วได้ยัง ต่อไปเรื่ยไม่ถึงสักทีเรา我们来把禅期之前在家里可能就在啊计划着来打禅期的事情，那到了禅期呢，又计划着回去以后的事情。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นพรุ่งนี้เนี่ยวันพรุ่งนี้มีอยู่จริงไหมพอ วันพรุ่งนี้มันจะอีกวันพรุ่งนี้ก็หนีไปเรื่อยๆวันพรุ่งนี้ก็เลยไม่ได้เจอ วกนี้มาถึงจริงย่าก็เลยถามหลานว่าวันนี้ไปนอนกับย่าไหมหลานก็บอกว่าวันพรุ่งนี้นะหลานบอกว่าวันพรุ่งนี้ ไม่ใช่บอกว่าวันนี้ดังนั้น ย่าไปถามหลานทีทีเด็กก็ตอบว่าวันพรุ่งนี้ สุดท้ายหลานก็ไม่ได้ไปนอนกับย่าสักที有บ小故事 今天晚上。 าะ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จะทำอะไร ที่เป็นความ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ถูกต้องอย่ารอวันพรุ่งนี้นะทำวันนี้ทำเดี๋ยวนี้ดีที่สุดถูกที่สุ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ไปรอวันพรุ่งนี้หรือว่ารออนาคตมันไม่แน่ว่าจะมีหรือเปล่าสำหรับเรา不要等到明天啊，当下好好的知道自己啊，当下就好好的用功。เพราะบางที คนเราก็ยจะคิดว่าโอ้เดี๋ยวรอบหลังจะมาข้คอร้ออีก หรือว่าจะไป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นั่นที่นี่อีกจะรอไป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นาคตเกอดข้มลืมว่าที่จริง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ตรงนี้ที่เดี๋ยวนี้ตอนนี้ได้เลยทันที所以啊，很多呃修行人啊学员有这样的想法，哦，五月打禅期呀、啊。 还有什么时间呢？还有七月，好了，那五月我不去了，七月再去吧。啊，七月哪今西啊，还有什么时间呢？十月好了，那十月再去吧。接着说，因为我有向客个汇报过啊，我们报名表上每一期都有那么几个学员，每次都报名，但是我至今还没见过他。嗯。那为了怎么办？ ขณะ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สิ่งที่สำคัญที่สุด เป็นสิ่งที่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สัมผัสจับต้องได้ ให้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ให้มากที่สุด所以呢，啊，大家珍惜啊每一个因缘，把握当下，好好的知道自己。การ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นะที่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ลืม ก็คือว่าการอยู่กับ การตามรู้กายตามรู้ใจนี่แหละครับสิ่งนี้แหละคือ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ลืมว่า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 คิดอะไร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ร 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ไม่ค่อยรู้ แต่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ไปจมกับอารมณ์ไปจม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นะแต่ไม่รู้ว่ากำลัง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ร หรือว่าทำอะไรอยู่这世界上啊，所有的人，百分之百的人， 也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是没有决心的，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身口意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整日都陷在自己的念头里。面。 จำไว้นะหลักสำคัญที่สุดการ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 ไม่ใช่อยู่กับอารมณ์นะ ไม่ใช่กับสุขก็ไปอยู่กับสุขทุกข์ก็ไปอยู่กับทุกข์ความคิดก็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ไม่ใช่แบบนั้น แต่เราอยู่เหนืออารมณ์การอยู่เหนืออารมณ์ การเห็นอารมณ์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ารเห็นร่าง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อันนี้ถือ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 ถ้าจมอยู่แค่อยู่อันนั้น ไม่ใช่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แต่ถ้าดูมันอยู่เห็นมันอยู่ท่านถึง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การ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นะไม่ใช่ว่าการอยู่กับอารมณ์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活在当下不是活在你的情绪里活在当下 真的清楚的明白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我们讲的活在当下。เพราะว่าแต่การ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จริงคือการอยู่เหนือเหนืออารมณ์เหนือความคิดหรือว่าเห็นกายที่มัน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การเห็นการดูมันเนี่ยถึง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จริง่你ี有了一点点的基础以后， 尽量让自己啊跟觉性在一起，跟能知能觉的那个心在一起。这个心是超越你的情绪的，是超越苦、超越乐的。 บ่อยๆเนาะ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ให้เยอะๆแต่ไม่ถึงกับเครียดหรือว่าต้องจริงจังขนาดนั้นจะต้องอยู่ให้ได้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อยู่ให้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ให้ได้มากที่สุดได้เท่าไหร่ก็เท่านั้นให้วางใจแบบนี้ ถ้าเราวางใจเขาให้ได้ตลอดมันจะเครียด那เ陆游臣告诉大家，看见看见他情绪来了啊，陷入到念头里了。 不成为他。那我们的啊六祖呢？那个大师告诉我们呢，啊，就是因无所住，所以每天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无住、无住，不要陷在念头里，不要住在你自己的情绪里。好吧，ขณะที่เราทำไป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 เราก็เรียกว่าตัดผมอยู่แล้วทุกขณะมันเกิดผลอยู่ทุกขณะเลย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หวังผลที่อนาคตที่จริงขณะที่รู้สึกตัวทุกขณะก็ความพ้นทุกข์มันก็เกิดขึ้นอยู่ทุกขณะอยู่แล้ว就是啊，一次又一次的知道，轻松的知道，然后又在轻松的回到当下。 这个过程中，啊，尊者说，那就是走在一条离巴路的路上啊，大家要清楚这一点，啊，因为你在不停的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好，看见自己的坏，看见自己的对错，啊，看见自己的开心、伤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发现它的无常。 苦和没有真正的我存在。หรือ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คิดว่ากำลังปฏิบัติหลายวันแล้วหลายครั้งแล้ว ไม่รู้ไม่เข้าใจ 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เลยบางทีก็ไปคิดแบบ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ติดกั้นตัวเองไป那很多人是一坐下来的一天就抱有一个希望啊，这七天内我要 修到的一果二果，这几天我要啊开悟见佛见法啊，就是说啊，如果你还有一个想要啊做什么做什么，想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目的，那也是一种欲望啊。我们学佛就是放下一切，而不是来到了啊这个清净的道场中。

法喜啊，啊，心安啊，那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呢？这以说，没有的更好啊，有的也好。有的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觉得自己修得很棒，那只是一道风景而已。你过不过得去，还要看你的功夫啊。那没有。 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แท้จริงไม่ได้ไป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บคนอื่นไม่ได้ไป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บอะไร แค่กลับมาพัฒนาตัวเอง กลับมาดูแก้ไขบกพร่องของตัวเอง เราต้องพัฒนาสติปัญญาเองให้ขึ้นไปเรื่อยๆ试想一下，在世间，我们就不停的跟别人比较，他的生活怎么样，我的生活怎么样，他的家庭怎么样，我的家庭。 来到了啊修行的道场，还在比较啊，他学一个什么程度，了？我现在在一个什么程度啊？这边说，这个还在分别，还在执着的心，有改变吗？嗯，我也可以用方言说，拉还没有，一喊猫，没有，连猫，在准备吃，为什么煮？它在热拉麦。

因为执着是非常可怕，所以这就是大家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在瞬间你就在追逐你，你才是色中不停的执着，你把同样的一面心带到了修行的道场上，你怎么能快乐呢？你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呢？ให้ท่านบอกด้วยซว่าเป็นคนนาที่ของมันกิเลสำนาที่ของมัน 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สติมัจยะก็ทำหน้าที่ของมัน ต่างคนต่างทำหน้าที่เขาทำหน้าที่ก็าจะไปทุกข์จยไปร้อนจยไปด่าเขาเราก็ทำหน้าที่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การ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บ่อยๆ所以นะ来入宫来修行来学佛就要学会放下啊学会真正的啊不再去攀缘 再去分别，不再去执着。那ถ้าต่คนต่าทำหน้าที่เราเรื่องก็มันก็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เขา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ขาเหมือนกับแม่ค้าพ่อค้าพยายามจะขายของให้กับคนต่างๆ แต่ถ้าเราเออไม่ซื้อก็ไม่เห็นเป็นไรนี่กิเลสก็พยายามขาย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าย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ห้กับเรา 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ก็ไม่เห็นเป็นไรนี่ 有些人生了一段时间，开始自以为是，啊，觉得自己修得很棒，啊，那就说这个世界人啊，你追求到啊所谓的名利之后的那种心，又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大家醒过来，啊，看见自己的那一面心。那刚才就是，如果一个人。 这修行人呢，真正的做到放下，好的来放下，坏的来放下，这个佛陀见了会很欣慰的。หรือที่บอกบางคนรู้สึกว่าทำแล้วไม่เหมือน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ไม่รู้อะไร แต่ที่จริงนะเราก็ได้อยู่แล้วนะอย่างน้อยได้สติสัมปชัญญะชั่วครั้ง ชั่วคราว ได้ความอดทนอดขั้นมากขึ้น 就因为啊，这个心里总是存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想要怎么样，各种各样的一些愿望欲望啊，所以呢啊，变成了啊一个一个念头啊，你就陷进去，陷进去看不见自己，然后就在里面分别执着。嗯，大家一定要醒过来，就绝又重复一遍这段话。 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มืองจีนนอก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ทำเขื่อนกั้นแม่น้ำที่ใหญ่ใหญ่ก็หลายสายเขื่อนที่กั้นน้ำได้ มันก็ต้องมี ดินมีหินที่ทับถมลงไปข้างล่าง ไอ้ที่มันทับถมไปข้างล่าง เรามองไม่เห็น แต่การที่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แต่ละครั้งมีสติแต่ละครั้งมันก็เหมือน ดินที่มันถมลงไปกั้นแม่น้ำเรื่อยๆ พอมันเต็ม มันถึง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เห็นผลที่มันชัดเจนแต่จริงขณะที่หินมันถมลงไปแต่ละครั้ง แต่ละครั้งมันก็ดีอยู่แล้ว มันค่อยๆขั้นแม่น้ำให้มันมากขึ้นอยู่แล้ว念头来的时候，就像路边有人在卖东西，他们不停的向我们推销，这个东东好。 如果你心动了，拿过来了，啊，还是他不管他如何的推销啊，如何的骗你上当，那你都跟你的决心在一起，你都可以如如不动啊，那不管他怎么推销啊，都没有用。那听到哪们的土音土音。 ทิ้งกระสอบทรายลงไปเรื่อยๆตรงนี้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ขั้นน้ำได้ ความคิด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ตอนถมสติผมความสึกตัวไปเรื่อยเดี๋ยวมันก็กั้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นกเรได้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รา能啊，把自己变成警察，或者把自己变成啊一些管理人员，把这些路边卖东西的人都赶走吗？ 不可能的。所以他为他人，你啊看好你自己的心。แต่ที่จริงการไปทำไปตั้งมนน้ำภายนอกมันยัางยากนะ แต่จริงการแก้ไขกิเลสนะภาย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มันง่ายกว่า เพราะไม่ต้องไปใช้อุปกรณ์ภายนอกเลย อุปกรณ์เรามีอยู่แล้ว คือ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นั้น

表面看来很简单，其实非常的深厚。那尊者说他要告诉大家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看见不成为他。在菩萨这边，就是，为什么没，菩萨的我们哭，他为什么没结果，为什么没结果，那么快？你去想，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当我们去想，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 มันเราก็เลยทุกเรียกว่าเับใจร้อนไปไหนจเยใจเย็นๆค่อยๆทำทำแบบสนุกสนุกไป จะเกิดผลเกิดในตอนไหน 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แต่เราทำิีให้ดี看见什么？看见因为你的一个又一个想要怎样，一个又一个的愿望和欲望，使得你的人 不管是身还是心，尊者词是非常造作啊。尊者也讲到，很多人说，这个啊，这个尊。 身才造作，因为你的欲望啊，所以你不自然。所以说，我们用功就是让自己慢慢的、慢慢的达到自己的新的造作和不真实，让它回归真实的一面，回归自然的纯净的一面。不知道今天来，他会不会有两个人被抓？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คิดถึงแต่วันเงินเดือนออก คิดถึงวันที่จะได้เงินเดือน แต่อีกคนนึงทำงานไป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แต่ละวันแต่ละวันแต่ละวันไป คนไห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กว่ากัน 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กับคนที่มีความสุขกับการได้เงินเดือน คือทำงานอย่างมีความสุข 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กับอีกคนหนึ่ง 有两个人，一个人啊，很认真的在工作，很喜欢他那份工作啊，一边工作一边觉得啊，很欢喜啊，很自在，很开心，做得很开心。还有一个人做的时候。 也在工作，但是呢，每天都在算计着，今天是一号，离这个发薪水的日子还有二十九天，啊，今天是二号，还有二十八天，不停的在等等等，等到薪水发的那天，他才开心。ต้องกาให้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การ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เนาะจะได้ผลเป็น พุทธเจ้าเมื่อใด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เมื่อใดให้เป็นอีกเรื่องแต่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เหตุมันดีอย่างเจ้าบอกเจ็ดวันไม่ได้ ก็เจ็ดเดือนเจ็ดเดือนไม่ได้ก็เจ็ดปีเจ็ดปีไม่ได้เอาเจ็ดสิบปีไปเลยดีไหมเอาทั้งชีวิตเนี่ย เป็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อยู่那那如果你每天都是不快乐的， 这个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就是说，也像我们在用功一样。如果你可以成为像第一个人那样，像你每一天啊都很自在，每一天都很满足啊。那如果你成为像第二个人那样，那你永远也找不到快乐啊。如果你等着三十号发工资，就像我们。 很多修行人在等着成为阿罗汉啊，一样啊，那些工资可能发不下来的这一生啊。作者说，就像我们昨天听的这个《平凡僧独特剧的啊那个碟片里面讲的一样，佛陀不是教我们在死后涅槃，佛陀是教我们在当下就证得涅槃。 เราต้องทำใจนี้นะ ทำใจ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การ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เรื่อยๆ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ถึงมรรคผลนิพพานอะไร แต่ที่จริงมรรคผลนิพพาน เราก็สามารถสัมผัสได้ในขณะที่ทุกครั้งที่รู้สึกตัวเราเกาะใ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ทุกขณะทุกขณะทุกขณะ 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าก้าวเดินเข้าใกล้เข้าใกล้จุดหมายปลายทางคือทุกขณะอยู่แล้ว当下这个涅槃不是说 有一个多么神奇的，多么呃不可思议的一个什么什么，或者说什么叫当下式的涅槃？就是当下你的心清楚明白，啊，身口意没有在造业，啊，清楚明白，任何一个境界来的时候，让自己在坚住、啊坚实稳固的站在这个正知正见正念。 跟学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涅槃。แต่จริง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ไม่ใช่ปฏิเสธอย่างอื่นนะเรามีศีลเรามีการทำบุญทำทานเรามีสมาธิในการทำ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เราก็ไม่ปฏิเสธ เร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นตัวเสริม แต่ต้องทำอย่างมีปัญญาทำอย่างมีสติ ไม่ได้ทำแบบงมงายไม่ได้ทำแบบ

不是去拍岩修的，我拼命要去找一个地方，我要修课，修福报，是这样。如果有人啊啊随缘来跟你讲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也可以随缘去随缘随机去修一些啊，把你的心打开。就是说，那也可以啊，有随缘的去看一些啊，关于这个。 佛教基础的一些知识啊，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对我们呃这个打基础也有好处。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เป็นคุณงามความดี แต่ถ้าทำแบบไม่มีสติมันลำคัญนะ มัน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ง่าย เช่นสมมติเราหวังดีกับลูกนะอยากจะสอนลูกแต่ลูกดื้อไม่เชื่อฟัง พ่อแม่ก็ไปโกรธลูกอีกนั่นเห็นไหม 佛法的，可以克服他它没有给你们当然。嗯，多去啊看一看啊，跟八正道有关系的书啊，还有啊讲的四念住的部分啊，四念住的书啊，八正道啊这些最基本的，大家去了解一下。但是就是讲我们每天都得讲。

อเขาไม่ทำตามพอเขาไม่สนใจเรากลับไปโกรธหรือว่ากลับไปทุกข์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ก็แต่ว่าเราทำความดีแต่เราขาดสติ มันก็เลยเกิ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中禅呢是没有任何的宗教的啊仪式和啊我们啊最 回去在选择书籍的时候啊，要保持你的正知正见啊，知道什么该看，什么该学啊，什么不该看，什么不该学，多去看一些对研究自己心性、心啊、心念有关的书啊，那么多在自己的心、心性上下功夫。感觉我们这个 f e a t u r 的音乐。 ก็ขอให้เป็นให้ดูกาลเทศะ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ดูอารมณ์เขาดู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ของเขาด้วย แต่การจะบอกเป็นตอนอื่นที่ดีตอนนั้นคือการทำตัวเองให้เป็นตัวอย่าง เราพยายามฝึกตัวเองให้เป็นตัวอย่าง ให้ดีนะเดี๋ยวเขาก็สามารถสัมผัสกับตัวอย่างที่ดีได้ ส่วนคำพูดหรือว่าคืออย่างอื่นก็ให้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ไป อ่าพาะ 啊，刚刚开始起步啊，学我的学员啊，要去啊，看一些基础的东西，树立一些正知正见，首先很重要啊。虽然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啊，尊者也讲，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啊课程。 的过程中，在禅息中，啊，大家可以注意到，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尽量唤起、唤起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深深的、本来就有的那个良知，把你本来是善的那一面唤醒出来，你才能看到你自己。不然，大家被这些染污的东西呀，已经给封闭了太久了。 เพรา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าคิดว่าตัวอย่างหรือว่าตัวตนจริงๆที่เป็นบัตรธรรมนี่แหละ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ได้ดีกว่าคำพูดนะ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กิริยาท่าทางหรือว่า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ได้ดีกว่า เรา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กลับไปที่ทำงานอ๋อแม่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แล้วจิตใจดีขึ้น พ่อ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จิตใจดีขึ้น เจ้านาย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แล้วจิตใจดีขึ้น เขา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สัมผัสกันนั้นได้เอง 所以才说让大家去了解一些啊基础的东西。那啊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啊有些人啊连最简单的啊恭敬啊恭敬出家人啊恭敬其他的人啊甚至说为什么我们要恭敬所有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啊都是有他的长处。 每个人都有样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啊，那至少啊见到啊啊出家人，你要有起功敬心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啊，有一些学员学了种禅以后啊，就会以为我只要有决心就可以了啊。那作者说，真正的决心是有正知、正见、正念的。 你的决心是不是真正的决心？见到出家人不恭敬，见到道次第不会礼拜，我们要教的不是这样的人，这是自我自大的人。ไม่ใช่ก็เราแบบไปแล้วเป็นปากไว้โก่งง่ายตาเก่งเก่าๆไม่เอาน้ำทำใจเย็นๆใจดี พยายามฝึกหัดตัวเองเรื่องมาไม่ใช่กลับไปเปแสดงตัวอย่างที่ไม่ดีให้กับคนอื่นเห็นเขาเลยถ้าเขาเห็นทำไม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แย่กว่าเก่าม่ไม่ดีกว่าเก่าเขาก็จะไม่เลื่อมใส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有人说，我在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也活在当下。啊，有人说，啊，我杀人，啊，我挥刀的时候我也 那不是我们讲的当下啊！你知道你不应该杀人，你知道你不应该去造各种各样的恶业，你应该知道啊！所以呢，所以说我们也有的时候，这个真正的知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些啊，佛教我们一些正知正见，你该做什么。 คนก็เด็กครานี้ก็อาจจะคิดแล้ว หรือว่าตั้งคำถามไว้แล้ว 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ไปที่ทำงาน จบจากข้อนี้ จะ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อย่างไรต่อ现在跟大家讲一讲，回家以后怎么用功。มันก็ไม่ต่างจากที่เราทำตรงนี้หรอก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จริงที่เราฝึกยกมือ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ป็นจงกรมไม่ใช่ แค่ไปทำในรูปแบบแบบนี้ ทุกวันทุกวันทุกวันนะแต่เราทำรูปแบบ เท่าที่มีเวลาพอจะทำได้ แต่เวลานอกจากนั้นเราก็พยายามตามรู้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อย่างอื่นตามรู้กับอารมณ์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อย่างอื่น回去以后呢，啊，尽量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才七天而已， 还用的词是，你过去的几十年啊，你已经跟他认识在一起太久，这里才七天而已啊。虽然有一些学员啊，之前一天两天，有一些学员已经非常棒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在起步的一个状态。啊，后就说，所以啊，大家回去应该给自己定个小时间表，每天。 我早上起来啊用功，还是我睡觉前用功？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ยกมื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เป็นแค่ตัวอย่างเป็นแค่รูปแบบ แต่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มือ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ร่างกายเกิดอื่นแล้วก็รับรู้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แบบนั้นในทุกขณะไม่ใช่มันต้องยกมือ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แต่เรา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างใดเติมความรู้ตัวเข้าไปด้วย如果早上 起得早的人，你可以早上给自己啊，每天早上规定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也可以手部动作半个小时啊，心情半个小时，随你啊。那么做好了以后啊，你再洗漱、吃早餐，你再去上班，你会发现这一天你都清楚明白。那么早上啊起不来的人，工作很忙的人。 回到家里以后，啊，尊者说，不是不让大家看电视、听音乐，而是世间的这些东西呢，尽量少，可以减少一些啊，不要看的这些啊，泡过去一看，看到十二点、一点两点啊，差不多啊，看个一会儿新闻啊，看一看，可以去用功了啊。尊者说，你的决心告诉你，告诉自己。 去用功吧，啊，你可以啊自己静心一个小时，什么都做一个小时，在睡觉前，每天应该给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单人尊公，我们每天在走来走来，或者走来走来，我们不一定只在那，不一定只在那，我们单人尊公，无论去哪，都得。 我听说中国的南方，啊，广东啊、福建啊，都是有这样，就是说中午可能要休息两个小时。因为我们之前在广东就发现，他们的小学两点、半、三点才上课，中午休息两个小时。啊，他孙子说很好啊，别人回去睡觉，你回去进行做手的动作一个小时。 可以借这个时间用够，在办公室里也可以，大家都在休息，你可以自己翻手啊，放个半个小时也很好啊พยายามรู้สึกตัว เดินในตลาดเดินที่บ้านเดินที่ทำงานเติ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ข้าไปบางขณะอาจจะช้าบางขณะอาจจะเร็ว ก็พอตา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ข้ามถนนก็เร็วหน่อย เดินไม่มีอันตรายอะไร 但是不要在啊众人面前，或者说很多不学佛的人面前啊挥起你的手，做这十四个动作啊，这样你的朋友会害怕的啊，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学佛，他们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是不是学什么邪教回来了啊？所以你要有智慧啊，用功也要有智慧。 找个安静的地方啊，可以来回的走一走，他可能以为你在散步，其实你是在练习自己活在当下。那么除了啊这几个时间我们可以用上功以外呢，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中、学习中啊，你都尽量的啊，我去拿一个文件呢，啊，我去开一下门呢，啊，尽量的多让自己轻松的活在当下。 หรือเวลาว่างอะไรบางทีเราไม่ไหนไม่ต้องยกมือก้มค้างก็ได้แค่พลิกมือกำมือกระดิกนิ้วกระดิกเท้า ก็สามารถรู้สึกตัวได้ขณะที่รถติดขณะที่ประชุมขณะที่คุยกับเพื่อนเราเติมความรู้ตัวเข้าไปบ่อยๆจิตใจจะได้ไม่ร่องรอยไม่หลงไป坐车、塞车的时候、堵车的时候啊，可以 在公共汽车上，轻轻地翻一翻你的手啊，让全头打开。因为一般塞车的时候啊，大家心情都很急切，很迫切的想赶紧开起来啊。那么呃，我们曾之前曾经讲过，啊，有一位老学员，他开车，然后塞车他就做手不用做，做的搞一搞就累了。 绿灯了，他还坐在那边，就手不动警察都来了，哎，所以没学明白，嗯。แต่การทำในรูปแบบ ก็จำเป็นก็สำคัญ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พยายามจัดสารเวลา ใน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แต่ละวันด้วยก็ดี ตอนเช้าตื่นนอนขึ้นมาหรือว่าตอนก่อนจะนอนนะพยายามหา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ห้ได้ ก็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ดกำลัง 是讲赛车，赛车的时候呢是心情最啊不愉快的那么几分钟啊。那以没想到在啊泰国的话，那可能会塞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所以那边的人心都是很会啊忍耐的，他们做事很慢，是这样的。嗯，那尽量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去觉知，多去。 เพราะก็อย่างสมมติตอนเช้าเนี่ย ตอนเช้าเราตื่นขึ้นมาเนี่ยอากาศมันดีสมองมันค่อนข้างปลอดโปร่งเพราะมันมาได้พักการที่มาฝึก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การที่มันเตรียมพร้อมกับเช้าวันใหม่ที่ดี ถ้าเราทำแบบนี้ได้อ๋อมีสติตั้งแต่เช้า ต่อไปในซ้ายในบ่ายก็สติก็จะค่อยต่อเนื่องไปเรื่อยๆที่ฉีดอเลย 这些天中，有很多人都出现了法喜啊，他喜欢这个法门啊，他喜欢这个修行方法。那么回到家里就拼命的介绍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太太，你要学哦，你不学不行哦啊。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回去以后随缘啊，你改变你自己。 你变得更懂事，变得更大度，啊，变得更有智慧，他自然而然就会来问你，哎，你那次去学什么了？嗯，你去搞什么了？变成这个样子啦？啊，你不要拼命的回到家，也不停的去强迫你身边的小孩过来，你给我做动作，每天几分钟，啊，这样你身边的人会怕你，啊，他们会发现。 修修炼修的不怎么样，比以前还执着。หรือตอนก่อนนอนตอนเย็นเราใช้ชีวิตกับการคิดกับการเจอกับอารมณ์ต่างๆมากมาย การ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อนนอนก่อนจะพักก่อนคล้ายๆกับการดีลิทหรือการคล้ายๆลบขยะความคิดออกจาก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จิตใจได้พักผ่อนอย่างดี่า还要提醒 就是啊，他就是每一位都算在内。工作了一整天，这一天可能有啊舒心的事情，也有可能不舒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把你的情绪带到家里，啊，不要让你的妻子、啊先生、小孩成了你出气筒。这是一个，就这用词是最慢的修行人。 你要有决心啊！你不要把你情绪带到家里啊！所以说，要听。以后我们要调查谁啊，休息了、学了这个，反了以后回到家里还对小孩子、对先生啊、对太太发脾气啊，这个要单独小代了嘛。แล้วก็ยังมีนะ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เราต้องเจออารมณ์เจ การกระทบ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มากมาย เราก็พยายามตามรู้ ความรู้สึกหรือว่าตาม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แต่ละขณะแต่ขณะด้วย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ฝึกแบบนี้จะใช้ได้จริง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บางทีเราตามแต่รู้กา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ตลอดบางทีเรา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ายเร็ว ตามรู้ไม่ทันบางทีอารมณ์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เด่นขึ้นมาเราก็คอยตามดูความคิดดูอารมณ์ที่มันเกิดขึ้น工作是工作上实现 啊，我们先教大家就是要学会放下。为什么要回回到老家？就是要放下你之前不管是对错，对吗？你不要再把工作上所有的事情带到家里。有的人是把家里的事情都带到公司里啊，说明你的功夫啊不够，还要继续用功努力。工作五点下班，把所有的事情扔在公司里，回家微笑面对自己的家人。 让他们感受到居家是温暖的啊。那么同样，家里的一些烦恼不要带到工作上，这样你的工作不会一帆风顺。到大，也好，到你的手足，到你的手足，到你的手足，风沙，到你的手足，静了，我们都要静了，但不要去变怎么办呢？还有，不管是啊，你的工作。 每天清晨起来，啊，让自己精神起来，啊，有觉知的、有决心的，告诉自己，这是新的一天。把过去的所有的对与错，昨天的所有的对与错，全盘放下，重新开始。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都很精神的，啊，认真的，啊，带有一颗慈悲的心的。 เขร论了你的工作中。เนี่ยฉะนั้นเห็นไหมตั้งแต่ตื่นจนหลับแม้แต่ตอนพักก่อนตอนหลับสติต้องเข้าไป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มันไปเห็นว่าโอ้ที่จริ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ำได้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ทุกขณะที่ทำ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ก็สามารถ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ด้ตลอด问大家，过去的这些年中， 大家一直在对错中啊度过。那你你发现的有真正的对跟真正的错吗？啊，昨天讲的，不管是对还是错，当你一口气上不来的那一天，对错都结束了。欢迎他们，爷爷他们也非常的，他们爱他来他他那，就别轻吹远跟飞。 所以每天清晨起来啊，看到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好的，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今天工作我会更加努力、更加认真、更加负起我的责任，好好的啊度过这一天。大家，当那个来啊，回来多特耶。 พอเริกได้เม่อไรกลับมาดูตัวเองกลับมาดูบ่อยๆกลับมาดูบ่อยเราทำบ่อยๆทำบ่อยๆทำจนเป็นนิสั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ชินของเรา不管是在做中还是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碰撞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摩擦啊，出现了马上回来看自己，马上放下啊，这样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人呢，他也 会马上反省他自己啊，因为你是那么的大度。那么你自己马上放下了，你不苦，而且别人身边的人也发现你真的很棒，很有智慧。แต่พอเราทำไปเยอะนะ ต่อไปสติมันจะ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 เป็นการ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องได้บ่อยๆใหม่ๆมันเหมือนต้องเพียร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ต่อตอนระดับมันจะ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มันจะเกิดขึ้นได้เอง 还有你的智慧应该让你知道啊，少攀援啊，就是讲到少去攀援。当一大堆人坐在一起讲一些是非的时候啊，如果在讲觉性，在讲知道，你可以坐在旁边听听。某一个人开始顺的话头的时候。 你会，你马上去分工，马上去让自己活在当下，不要让自己的脑子里一直卷入到是非里，这是一个没有决心的人啊！马上离开，少跟是非在一起，你的决心应该让你知道。尤其尤其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啊，讲有意义的事情，跟别人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多听一点啊，讲的任何。 一件事情会损害到某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你应该马上起身离开，啊，委婉的离开。คล้ายๆบถ้าเราปลูกต้นไม้ตอนต้นไม้ยังเล็กนะต้องอาศัยการดูแลตัดการเอาใจใส่่ันหน่อยแต่พอสักพักต้นไม้ก็โตได้ของเขาเอง ไม่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โตของเขาเอง 刚才讲的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状况，这些事情呢，啊，都有一个前提，你要能做得好的话，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回头来看自己，啊，你一直是回头来看自己，你才会看到外面的，啊，如果你没有学会看自己，就像刚才讲的那些事情，你的决心不够。 啊，你就会跟着大家一起在社会里，哎呀，那个人怎么样了？呀，这个人怎么样？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都解决不了，还要去再把别人的烦恼都灌到我们的脑子里，啊，又成为了我们的业，啊，那这个人的一生太可怜了。ก些开，ช่คนทำงานรัฐบาล่มีเงินเดือน พอครบอายุครบหมดเกษียณก็ได้เงินบำนาญไม่รว่าเมืองจีนเป็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หรือเปล่าก็คือว่า พอทำงานไปสักพักพอเลิกทำงาน ก็มีเงินเดือนต่อนะไม่ต้องทำงานแล้ว แต่ก็มีเงินเดือนเรา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จะได้ก็ฝึกสติเรื่อยๆนะพอทำไปสักพักอันนี้มันได้ดอกได้ผลสติก็งอกงามขึ้นไปเอง也提醒大家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少说话 少说话，这里说，大家可以想一下，只要是你要说话，你这个心就在攀缘，不管你跟谁说话啊，除非你跟自己说话，你只要跟别人说话，你的心马上跳过去，啊，跳到那个人身上再跟他攀缘，你吃了没呀？你什么什么啊？那么一个很啊正常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招呼啊，打个招呼啊。 都要有的，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亲和和你的谦卑啊。那么再接下去就不要再讲太多，尤其是在一个团体里，不就一直讲。尤其是在一个团体里，不要讲太多话，话一多就成是非，话多的人就是没有决心的人。啊，嗯，萨吉瓦塔纳，丹纳巴约内巴吉瓦，达托内巴。 那如果你有决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每天讲的话里面，废话比较多，有用的只有那么几句而已。啊，那哪一句话又是现在思维里，先在念头里。 你自己要看清楚，所以啊，这个有决心的人呢，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讲的是呃一定会讲，不该讲的一句都不讲。啊，还有也不是让大家每天绷绷着自己的脸啊，见到所有的亲人朋友都不说话，不是这样哦，这就成了怪物了，人家以为你有心理疾病，你是很。 啊，自在的啊，很啊啊慈悲的对待每一个人。那么是非千万不要再去讲了。เนา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จำไว้เนาะถ้าเราไม่ทิ้งธรรมะถ้าเราไม่ทิ้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รับรองว่าธรรมะ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ม่ทอดทิ้งเรา คุ้มครองเราแน่นอน如果大家不会忘了回来看自己 的话，啊，尊者用法真理佛陀是永远不会丢下我们不管。